锵锵三人行，家辉博士，哎，今天咱们请来这个易华导，越来越精神了啊！ <laughs> 易华导演，头 <laughs> 发剪短了吧？哎，我觉得你现在是常跑大陆多，还是常在香港多啊？啊，我其实昨天从北京回来，哦呦，去了两天。那正好，请你讲讲大陆的这个风物 <laughs> 啊！哎，身为一个香港的文化人，我发现家辉写的很多书都是大陆的游记啊，很多地方看到很多这个景观啊，你们对大陆现在的景观有什么观感？ 我写过有一篇，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陆的房子的阳台都那么大？因为你住在香港的话，你就很羡慕，我们就 <laughs> 从来没有见到这个阳台可以从客厅一直连连连连到一个睡房外面，而且在很偏远的地方，这是前年吧，我去重庆的时候，而且它还在郊区哦。 那是大款的别墅吗？也不见得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有这样子的一栋可以算是豪宅了。你也说嘛，是偏远郊区嘛，所以那个地方空间可能比较大。假如你问我哈，对于大陆的景观的最深刻的印象，我就想到一些灯啊。去了大陆，只要一到晚上，嗯，不管什么地方，总是有蓝的、绿的、黄的、红的，全部灯打在路边的树上面哈。 刚开始看，坦白讲不太习惯，觉得是鬼一样哈， <laughs> 你知道经常对，觉得好像拍的鬼片。然后更像鬼的是说，那些灯打在那些树上面嘛哈，然后树上面通常蹲着一堆人嘛，总是有人蹲在那边的哈。这是我不晓得啦，我就这是我，就、我就想问了，干什么？好像不管干什么都是要蹲着的哈。那 <laughs> 我去多了，坦白讲，我现在也非常喜欢蹲。我不是经常陪你那个吗？对， <laughs> 我都是蹲着。 <laughs> 没错， <laughs> 我吃饭都喜欢蹲着。不过你刚才讲，我有一个朋友，他做的是呃灯光设计的。嗯。那他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是剧场灯光设计，但是后来他现在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因为大陆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生意，就是请他们去呃帮助这些建筑物去设计灯光。所以现在如果一个建筑物它没有灯光的话，像你说的那种的话，就有点像他没有晚礼服了，他就没有穿衣服。哎，这个比方有意思。哎。我。 我要说的正好是跟这个有关系。嗯，你说现在啊，我们各地啊，就是文化这个建建建地方啊，呃，都打出旗号，各自都争啊。你听说过我们这儿争什么？还有人争我们这儿是孙悟空的故里吗？哦， <laughs> 孙齐天大圣的这个 <laughs> 发展文化，现在都讲究这个文化，呃，这个带带挂帅嘛，对吧？有些地方得天独厚。 你比如是河南，嗯，最近这个河南，我跟你讲，河南灵宝市函谷关，这咱知道吧？老子当年啊，这个周朝的算是图书馆馆长了啊，这这这，老子当年对这个世道感觉不跟你们混了，骑着个青牛，嗯，西出函谷关。 最后幸好把关的这个海海海海关的这个关长说你不能就这么走这么大学问总得给我们留下点东西好写了五千个字老子道德经然后不知所踪嘛这和这故事所以这个函谷关人家就找到老乡了嗯所以现在好像花多少钱哎老子的这个圣像啊就是总投资两千五百八十八万大片的。 这么多钱雕一个老子的这个像，嗯嗯，我感兴趣的想跟你们聊聊是什么呢？我现在觉得这种事儿在我们那儿挺多啊，我也不反对，就是它也很好嘛，就是发展旅游业或者让大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什么不对啊。我跟他们那些评论者说的角度不一样，嗯嗯，我的意思是说，且不管你该不该竖这个像，要不要花这么多钱竖这个像，我的意思是说，竖这个像啊，是不是能够竖的，嗯，像个样子？ 嗯，怎么说呢？呃，咱们不敢这个说人家河南函谷关这个老子像花了这么多钱，我只是说，啊，呃，我也有兴趣这个对比一下。就是说，呃，我们先看看函谷关的这尊老子像，嗯，然后你就看看时代不同了。我再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呢？呃，著名的这在泉州，呃，清什么山？清凉山还是清润山？我忘了。那个地方有一座宋代的。 嗯啊，这个老子的这个雕像，嗯，我还给大家看一个，是我前不久去这个西安这个碑林博物馆，嗯，那里的一座古代的，嗯，老子的像，看来当年都裂了，现在又修复起来的，嗯，我们看看这几个像之间呢，大家的观感有什么差异？哈，哎，我们可以先看看，这是河南灵宝函谷关这个老子雕像啊，老子啊高二十八米，咱们再看下一张啊。 高二十八米，重六十吨。你看它是黄金色嘛？嗯，紫铜锻造贴金的，嗯，这是往老子脸上贴金，往老子脸上贴金，贴金。你看这个硝烟不是战争啊，这个 <laughs> 老子圣像就是这样屹立起来。但是你看下边，这就是我说的福建泉州的宋代的，嗯，哎，哦，这个这这个还是今天的今天的。再看下边，嗯，这就是福建泉州宋代的，嗯，这个。 老子像，呃，有人说是根据天然的，只是略略雕琢几笔，但照我看也是呃精工细作，么雕雕花功夫雕出来的。这个老子的这样，他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老子的这个学问啊，然后你再看下一章。 呃，我记不清了，是不是也是宋朝？反正是古代的吧？啊，这是被修复的。你看，就是合合起来的。我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见到的老子像，嗯，哎，你看，他又给人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气质？嗯，就是我感觉说，这样对比啊，我们要注意一点：今天留下来古代的东西啊，是留下来的，还有没很多很多没有留下来的啊，所以要经过时间的淘汰。 我们才能对比。那我们把今天无缘无故可能为了振兴什么旅游产业哈，来弄出来一个像，来跟古代可能几千几万个像淘汰掉留下来的东西来对比啊。这个对比，然后就说古代很美，现在人很丑，这个美感不足哈。我觉得说这个对比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啊，坦白讲。 他这个像当然是比较夸张嘛，花了什么三千万，什么有多高高多高？可是很多地方啊，像我去广州，还有我前去年去的湖南，什么经过一些小的社区，蛮好玩的。他们都有一些小的像哈，不一定是孔子，不一定是老子，也觉得真的很有美感的。嗯，以后经过两百年后留下来的，可能就是那些小的像。那我们以后两百年后。 回看也觉得，哎，我们同代的中国人可能蛮蛮有美感的哈。嗯。所以换言之，我们不能拿一个拿一个很丑的取样来跟古代很美的东西来对比。嗯。甚至就算我们今天拿这个样子哈，这个老子像，然后今天可能很丑，过了两百年后，它的那些黄金、什么镀金、什么金的颜色，全部没有之后，可能反而很美。 我们觉得有一种古代的美哈，我觉得要把时间还有那个取样的在多少东西里面来取样，这些因素都考虑才。是。叶华导演怎么看？我我。 听了佳慧这样讲，然后再想想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挺有趣。一个意思就是，其实美感这个东西是跟眼光有关系的。那我想你提出了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你在这个像上面看到一些别的像没有的东西。嗯，那那个东西就是一种精神吧。嗯，但是恰恰就是。 今天有今天的精神，他贴金，他要把它做到这个高度，对我来讲就是今天的那个意义所在。因为我想，他已经不光是一个雕塑，他其实是个名人。我觉得老子在现在被这样盖起来，是因为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些媒体的事件，所以他才要吸引眼球，然后用了这样的手段，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起码我们现在谈论的就是他。嗯，所以我。 觉得这倒是现代艺术的概念，呃，是不是艺术？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因为比如说，我觉得说，因为我听到这个新闻，我还拿了一些 Andy Warhol 的一些东西拿出来看看。对对。因为 Andy Warhol 就是很有名，就是如何把一些名人的一些光环吧贴到自己的身上，然后让大家开始对他产生注意。但是呢，时间过了之后，因为当时可能很多人怎么去批评他或者怎么样，但是过了四十年、五十年之后，大家就会知道说他是有个脉络的。所以我想刚才佳辉在讲的那。 那个也其实是一种脉络，就是一个文化的脉络，就是你必须要经过这个时间的长河，然后再回头看的时候，再加上它受了一些风，受了一些雨，它有另外一个意义。所以你知道，有些就是类似于崇拜安迪沃霍的这样一些艺术家哈，他有时候他们在这个现在内地啊某些地方，他觉得啊中国太后现代了啊是啊，你比如比如说啊，还有一个老子像，你上面脸脸脸上贴金，他但是你知道吗？ 这肯定不是始作俑者的想法，始作俑者是很是很纯真的，是很想着我要把老子像弄得最美、弄得最好、最有气派。他可没有想到像这个 Andy Warhol 后现代的反讽的解构的，他没有想这种概念。但是客观上造成了这么一个呃，会有这么一种一种观感，而且呢，的确啊。 这个时代不就是镀金时代吗？嗯，是啊，所以它有很很个脉络，很很有意思。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家辉啊，刚才提出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在当今这个年代啊，很无奈的一个事儿。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看我，呃，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是我很尊敬的一个画家刘丹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造型是文明最重要的一个表征，就说你什么文明，拿造型出来看。你看埃及，咱就知道那是什么造型；古希腊什么造型，对吧？那么好像我有个无奈，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到处都在盖庙。 大兴土木，很多这个庙，可是啊，我就进去也拜一拜。嗯，可是为什么要照佛教来讲，我就是业障太重， <laughs> 你知道吗？ <laughs> 我就说啊，我有个挑剔，就是我就跟跟这个像啊， <laughs> 不让我产生恭敬心。嗯，可是我也明白，就是说，呃，今天的造像，你叫叫叫佛像，你跟古代，那你达不到，完全是达不到的。这你因为你我我的眼睛，可能我的这个标准。 是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佛像。你让我到你今天花几上亿盖出来的这个佛像，看上去我有时候看着像个胖娃娃， <laughs> 我就觉得这是是在干什么？ <laughs> 这所以，我我我我可以给给给给你们提供一个一个比照，就是形成我这种别扭啊。呃，我在博物馆拍到的一些佛像， <laughs> 呃，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啊。 哎，你看，这也是我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拍到的，这应该是隋朝的啊。这不，我我也不懂啊，差不多，反正是那个年代，这菩萨啊。你看这个这个给你的观感，你看，哎，这就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个造像。你看最右边的那个衣袂飘飘的这个感觉啊，你再看下边，哎，这个是我在纽约的。 大都会博物馆拍到的，他们弄的咱们的东西，哎，大，你看，这个这个大肚弥勒佛，嗯，你瞧这个衣服，这个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哎，咱也不懂，快往往下看， <laughs> 啊。哎，你看这种美态造像，我不懂这是不是应该是唐代的这种丰满的啊？来，呃，我再看下面，哎，你看这种佛头啊，哎，这都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然后你再看，看下边。 这个应该是这个这个北北北呃北魏的吧，还还还是什么啊？嗯，差不多北朝的， <laughs> 反正是。你看，再看下边，哎，这个是波士顿的一个博物馆里，是人家说是镇馆之宝啊，他们拿咱们这个当镇馆之宝。但是这个雕的这个像啊，佛菩萨的像，你再看下面，哎，你看这个多美啊！你看这个这个腿呀，这个手啊，这个神情啊。 我就是在大都会博物馆见到的，我觉得这种美啊，要必须提提醒啊，不管在大英博物馆还是什么博物馆看到的东西，它哪里来的呢？那一部分是从收藏家手上拿来的、弄来的、捐出来的、买的什么等等。收藏家为什么会收藏这些呃佛像呢？一定他们也是千挑细选。 不晓得淘汰了多少的东西，才收下最美的东西。那所以当然是美的啊。那所以我意思说，每一个时代除了它有它美学的审美的标准以外，哈，就算用同一套审美标准之下，也有高低手的差别。那经过时间淘汰，我们现在能够在博物馆看到的，当然是最美的部分。哎，这个艺华导演，我就想问问，你觉得你也是搞这个现代艺术啊？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嗯，就是比如说，事实上我们现在。 复古很多庙宇，对吧？也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但是呢，你的这个模式都是在模仿古代的，比如说西方三圣，这个你还是模仿古代的像。可是你现在的这个水准呢，完全达不到。那么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你比如说，好像说我在台湾也算见到一种像中台禅寺，他那个呢，索性。 我就弄个现代的，嗯，你进去就不像个庙，嗯嗯嗯，哎，你你觉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刚才佳慧也提到到呃外国的美术馆去，其实很多时候呃我们现在对艺术这个概念，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西方的影响很大啊，所以西方永远都好像是从很多角度都优于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就是我们只能做很多后现代的，但是真正的现代这些东西，好像我们还没有搞得很就是很出色，为什么呢？我觉得。 所以说，这跟想象力有关系，或许它也跟另外一个历史有关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素描，现在有多少人会拿一个佛像去素描呢？你不会请一个模特回来，然后教他摆这样一个姿势， <laughs> 然后就来让学生都在素描他。嗯。但是呢，如果你说希腊的英雄，或许对人体的一些美的欣赏，在任何一个艺术学校。 现在都有这些课程，所以学生是通过这样的练习，加上他们的想象，变成说又有故事，几个东西一结合的时候，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不只是一种敬意，就好像佳辉刚才讲的，所以也许我们的现代艺术这一块，很大程度上面从我们的文化当中，除了敬意之外，我们还找不到自己跟他一个比较个人的一种连接吧。其实就是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 他竖在那儿就是个景观，嗯，这个人的眼耳目就受到他的沐浴啊，对吧？那么花了那么多钱，哎，咱就不说别的，您好比现在你看在北京咱们就知道建中央电视台、建国家大剧院，不管怎么说，那就就是说我们要找最好的设设计师，怎么怎么反复的这个这个论证，你得保证它是个好的吧。 嗯，对吧？我是觉得啊，就是说你收不收都我都无所谓。我是觉得你应该做出一个认认真真的，嗯，哎，就是汇聚了目前这个时代我们最高的智慧、最高的艺术，呃， <laughs> 能不能大家追求去做这个东西？将来中国不就你现代也好，或者说什么，你就是模仿也得像日本人那么模仿，就是那种一板一眼儿啊。 你是不是得达到那种程度？我有一个英文字，我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我想请教一下佳辉，就是 sophistication。 <laughs> 啊，这个精精致吧，精致是吧？它，但是它又好像不只是精致这个意思。因为比如说，你说日本，举个例子，就是它有一些庙，嗯，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庙，它更像一个现代美术馆，因为它懂得运用空间，优雅，可能是优雅、精雅，它有很很深沉的一些学问的一些根基在里面，变成说，你一个人走进去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并不是被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啊，或许这个高度啊这些东西吓怕了，反而是。 你觉得说你在这边好像有一些东西在跟你说话，有所启发，那这个启发你是能感受得到的，只不过你不可能就是说马上就好像看图识字一样，就知道说啊他是要我知道一些什么，嗯、那这是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讲的一个力量。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是哈，我也不知道，就说是怎么呃，咱们在刚才说古代的这些帝王啊，他都是很腐败的，对吧？但也 <laughs> 就是说，你看啊，集中全国的这个资源这方面，我们现在你比如说现在有些说花三千万树一个像，恐怕你仅从这规模上看，也是集中了很大的这种资源吧。嗯，但是同样是这样相比，你看为什么这个古代帝王？ 他集，你比如说我去印度啊，我看着他们那个陵、那个陵墓啊，那个没人不能不惊叹。老实讲，真的你也别老吹吹中国的牛，对吧？哪个民族都是这个灿烂文化，但是这种灿烂文化，你发现没有？很多原因跟他这种他是帝王，然后呢，他要建他的坟，建他的坟，他就集中了全国最高的嗯艺术水准，各种水准。你包括什么法国巴黎，这这都一样，埃及金字塔，对吧？哎，但是他确实能达到这个高度。 你说试一试，假如今天我们集全国之力， <laughs> 我们能做出一个能够在文明史上啊，能够有这么样高度的这个艺术特征、艺术表征吗？嗯，我觉得，假如真的全集全国之力哈，我是有信心可以做的哈。 <laughs> 可是问题是奥运会，啊，张艺谋开幕式， <laughs> 这是咱们的是吗？ 要除了那个还有很多了，就像我们刚说，北京最最近几年哈，不仅是北京了，其实上海很多大型的建筑哈，我们都觉得说，甚至公共的建筑都觉得非常不错的哈，呃，拿去全世界其实也没有太差哈，因为上最怕是说地方性的，嗯啊，地方性的，因为它做得好，不仅没有好处啊，还可能会受罚。 因为他做得好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吸引游客来嘛。大家看不懂，反而不不来嘛。他一定要做一个最金碧辉煌的，最能够吸引最多老老百姓来来买门票来看的东西。他反而呃随便来做一下，反而获得好处哈。所以说最怕地方这个的层次哈，没有什么监管，没有平衡。像我经常说，比方说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哈，在一个地方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区来住。 任何地方你盖一个像啊，一定要经过投票，经过多少的讨论来比赛，大家把那个设计蓝图拿出来，才选最好的。嗯啊，甚至要投票，甚至要字一条路的路的名字都要那个社区还要投票准不准许改改什么名字哈。那经过这个一层一层把关来做，地方的层面是没有把关嘛。 谁有钱财大气粗，谁说了算啊？那做，我觉得说令人家担心，可能是这样子哈。你觉得呢？我觉得呃，建筑就是一个文化的呃，一个城市的一个名片。所以我自己做戏剧的，我就很关注每一个城市。现在在内地，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剧院，或许超过一个。是是是。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焦点。所以像这样一个像，它当然也是达到了一个我们说的，就是突然之间。 就有多少人今天可能都在讨论它了？那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效应，它消费过了之后。 他接下来，他还可以发挥哪一种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名片这个东西，因为是一个名人的时代，所以变成说，今天这个老子站在这边，不见得他真的是个老子，他其实是一个名人老子，他其实是个金子，对， <laughs> 他不是个精神领袖，他是个名人。 <laughs> 哎，这个东西呃，这个也是现现代社会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说呃，变成一个符号。 嗯，对吧？实际上符号后头的东西啊，不大关心。对，你比如说，如果真的说是老子，那老子是讲究无为啊，嗯，什么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啊，嗯，你在他身上怎么能贴金子呢？ <laughs> 对吧？这是这这个这个就就就很奇怪。对，你这样说起来，所有庙、佛庙都不应该收钱。现在中国哪一个？ 不收钱。我去了中国旅游，其中一个令我更最生气的地方，是去拜拜神。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laughs> 结果呢？哇！列账太。